第三部分，第十一到十七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。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早睡早起有益身心健康，但它并不适合每一个人，尤其是 IT 族、文字工作者。 在一些拥有伟大头脑和卓越功勋的人中，盛行夜猫子习惯。几个月前，王鹏曾尝试早起，他比以往提前一到一点五个小时起床，但他无法适应早早的躺在床上。不管白天多么疲惫，晚上十点以后，他的头脑都变得活跃兴奋，直到十二点以后，早早的在床上躺着。 他会心烦意乱，辗转反侧，恨不得用拳头捶打自己，就是一点儿也不困。不得已，他又重拾惯例。当然，晚睡晚起也不是完全有利。如果不加控制和计划，将会导致过度睡眠，进而浪费掉一整天的大好时光。因此，晚起不等于不起，晚睡不等于不睡。最好设置合理的作息时间。 制定适合自己生物钟的时间表，充分利用自由的夜晚时间，这就是我给夜猫子的一些建议，希望对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有所帮助。十一，什么人有熬夜的习惯？ 十二，王鹏尝试早起后发生了什么事？十三，晚睡晚起应该注意什么？ 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自然界的花不仅形态各异，颜色更是五彩缤纷。那么，花为什么会有各种颜色呢？原来，花瓣中含有各种色素，正是这些色素形成了花的五颜六色。 造就花色泽最主要的色素叫做花青素，它分布在细胞的液泡内，控制花的颜色变化。花青素很调皮，在不同的环境下会形成不同的颜色。在酸性溶液中，它呈现红色，酸性越强，颜色越红。在碱性溶液中，它呈现蓝色，碱性较强时会成为蓝黑色。 当它处于中性环境的时候，则是紫色。花青素虽然神通广大，但花的颜色并不全由它来控制。广泛存在于花瓣中的另一类色素是类胡萝卜素。这种色素色如其名，目前已发现的类胡萝卜素有六百种以上。不同种类的类胡萝卜素能使花显出黄色。 橙黄色、橙红色等。此外，影响花朵颜色的色素还有类黄酮、甜菜色素等。至于白花，是因为细胞液里不含色素，而绿色花则是含有叶绿素的缘故。十四，自然界的花儿有什么特点？ 十五，关于花青素可以知道什么？十六，关于类胡萝卜素，下列哪项正确？ 十七，根据这段话，可以知道什么？